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大陆人现在放假了。 我们这个香港人又得上班，你看他们这帮黑心的老板， <laughs> 这是平常让我在北京录像，然后呢，一到公众假期了，大陆的公众假期知道香港还上班，就让我回香港录像。 <laughs> 你说，那香港人还不仅要上班呢，像有些人像我这样哈，还比平常更更忙不更累，因为大大陆人放假嘛，都来香港玩，基本上过去几天我早午晚三顿饭都是陪内地朋友来吃的啊，是吗？是啊，哎呦，最近跟内地朋友公关的还不错。 啊，因为我是陪香港朋友，他们内地朋友多， <laughs> 那所以就是陪。香香港人很会做人的，你知道吗？很好客，不是好客， <laughs> 他们都是利字当头，你知道吗？ <laughs> 在想当年十年前在商店里，香港人看见我们这帮什么什么阿灿呐，叫什么呢？就瞧不起我们嘛。现在哎呦，你看这个香港人啊，他们这这就是怎么说呢？我见到很多香港人在大陆啊，在北京啊，那这下表现的八面玲珑，一见到一个大陆人。 可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真诚的， <laughs> 他们他们是觉得不是，他们是觉得现在跟大陆人搞搞关系啊，对他们有这个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很多的益处。 回归之后，香港人越来越觉得有祖国的感觉，大家真的是一家人。 <laughs> 你怎么就是前十年人家就是不习惯，但是现在奥运之后，大家越来越觉得有没有？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所以就特别台湾话叫妈吉，就是特别兄弟。台台湾人也这么觉得吗？台湾人呃，我们希望原来是这样的。好吧，那你这样问题要倒过来看嘛，文涛，这个倒过来，你刚才的说法是说，哎，内地人有时候不要太脆弱哈，因为香港人，比方说，假如真的是十年前，你说，哎。 在百货公司哈，瞧不起对方的话，他不是瞧不起你，跟你无关，跟人无关，不管你红黄蓝白黑啊都无关，是钱的问题。 对啊，人民币或者说那个钱，有钱没钱，不是说瞧不起内地人，或者说瞧不起黑人等等，跟国籍没有关对，有钱就被人瞧得起，对啊，对吧？你看我们，我们大陆人就也是这样， <laughs> 大陆人更更惨，连说有钱都瞧不起，人，我觉得连有钱都瞧不起。好，那就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雄雄壮的中国人民现在在干些什么。 十月一号国庆节这几天的假期，我们也收集了各地的一些景观，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你看，这头一张 <laughs> 被命名为“人肉长城”，这这真是让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你看这家伙游客，再看下一张，可以可以更近一点，长城啊，这么多的中国人在这儿散步。那举步维艰呢？ <laughs> 举步维艰。 <laughs> 哎，你说这黄金周啊，你再你再看下边，我们收集的是祖国各处，哎。 我也在其中。这个我昨天上午在故宫，这是故宫进门口的时候，是你知道就这么多。你看嘛，故宫进门口的时候。那这这尾巴到底多久可以看得到故宫第一样文物？六十块钱一张票啊！ <laughs> 现在门外都是黄牛党，你要不排队啊，买票一百二、一百五。哎，我买那张一百，这不能说。好，再 <laughs> 看下面。哎，哎，这是哪？外滩，外滩，我的天哪！ 所以啊，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中国啊，其实你是很有这个怎么说呢？呃，眼缘的，你知道吗？就是 <laughs> 这个眼睛啊，很好福气啊。那外国人那家伙这这百年不遇这种景象，对不对？对，可是那个你看，再看这个，这个你也能看到，我们的大陆人民在香港的 LV 门口也排队啊，对。 但是接下来你看下面这个图呢，呃，这个是双向交流。我们的香港同胞呢， <laughs> 也在大陆，这是排队抢购这个回力鞋。什么叫回力鞋呢？就是时尚人士马家辉今天脚上穿的这种啊，这种啊，叫哎，回运鞋。布鞋嘛，运动鞋嘛。哎哎，就就这种鞋，这种鞋。我们小的时候穿的就是 <laughs> 这种鞋，你你洗脚了。我们小的时候穿这种鞋，到现在你看。 又回潮了，又回潮了。可是回潮它有所改变。我小时候也穿它，可是小时候穿的是布的、麻布的、帆布的。现在我这个是皮的，是像。布的皮哈，在罗湖其实卖更贵，可是效果一样。罗湖上也常买了十双， <laughs> 在铜锣湾买。刚有一个照片在尖沙咀啊，都在排队购物嘛，很好玩。我去了一趟尖沙咀，因为吃饭在那边哈。你看到啊，内地同胞啊。 带着很多人民币来购物哈，来排队，然后呢，轮到外国游客、洋洋鬼子啊，都在那边拍照。 对他们来说非常神奇嘛哈，都是名牌店排队排，每一个游客外国人经过了都拿着照相机拿着手机在拍照，对，你要变成那个对比啊，今天是中国人买东西，外国人拍照啊来围观我们这样，那样的景观是蛮蛮厉害蛮好玩的，呃，他们买不起嘛老外，其实老外特别抠，我你觉得抠什么意思？我我我觉得老外好像花钱挺抠鼻孔，挺吝啬的，对， <laughs> 特别小气，特别小气，到北京老外去秀水街。 也去的最多， <laughs> 这种打折货，你哎，你说他们也是两面派啊，整天讲自己这个价值观。 打击假货，打击假货。实际上，他们到北京买 A 货的地方，竟是外国人。是吧？哦，他可能抱着这个心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去看一看嘛。我觉得是每个心态的问题。奢侈品本来就没有人是排队去看奢侈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没有办没有办法。我也是曾经是拍照的那一个， <laughs>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而且 LV 我还可以接受，说好吧，一个皮包两三万。可是我还看过在名表店也要排队，就是 Cartier 什么那个，就是卖表，一个表二三十万。 你怎么可以排队就是买一支二三不止一支，可两三支这样子的买，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西。那在他们都跑到意大利罗马去买，你知道吗？买完了他都拼不全这个表的名字， <laughs> 就是问嘛，就是问那个，我看采采访那个意大利的店主，就是说他们唯一的一句话，就可能是东北人吧，这这有面子吗？这有面子吗？ <laughs> <laughs> 这个这是不是有面子？有面子就买买一买买二十块。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也谈嘛，内地同胞很多去医院整形隆胸也是嘛，不问那个形状物物质，只问贵的，哪一个隆胸的最贵的，我就隆哪一种形状啊，所以要以贵为上。可是说这个特点也不仅是中国人嘛，我记得十多年前、二十年前，日本很有钱的时候。 在夏威夷，在美国 L A，全部名牌店门外都是小日本，日日本人都在排队都在买，整个亚洲人对于名牌东西这个这个这个商品。 好像是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喜好哈。现在去中国人去旅游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目的，我不知道又听你们旅游。你比如说我们黄金周啊或者什么的，过去旅游真的就是去什么风景好的地方，呃有点钱了就感觉去欧洲哈。嗯。我发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呃，就是 shopping 什么的，血拼购物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就说啊，我上欧洲旅游啊是买东西去的。 是，这是一个目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有朋友最近也是在这个。 这个假期之间，他去了马尔代夫，可是马尔代夫不是要去 shopping 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但是他一走出，抢救性旅游，对，他说一走出去那个什么饭店，全部都也是大陆人。然后他们来的目的也不知道马尔代夫是不知道马尔代夫这个地方到底好在美在哪里。他们为什么来？这就是他说哦，因为这个在国内，只要说小岛旅游最最贵哪里，马尔代夫嘛，因为要飞十几个小时，那然后那就去这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马尔代夫要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成了什么，但他。 旅游变成也是一种奢侈，就是奢侈的象征。就说我有钱，我才能旅游。所以我只是回来告诉你说，我出国了。但是去那个国家，你感受到什么了？你真的放松了吗？你看到鱼了吗？或者是你真的享受到蓝天白云吗？这不重要，重要是我回来可以跟人家讲，说我有这个票根，我去过了，证明我有这个钱，真的是这样，真的是。那也那那也没办法，因为出去旅行啊，哈。 通常是呃旅行团嘛，现在在大陆哈，就像有点像七零年代的香港，全部是是旅行社给你做广告，给你洗脑，给你安排的，你几乎没什么选择。你进去旅行社，你要么就要，除非像你们年轻力壮哈，有的懂得去算计自助型，不然的话最简单嘛，它只有一二三四五五个选择，你不去马尔代夫，没有其他选择。七零年代啊，香港人去旅行有个次序的。 最先一定是去菲律宾，OK，最简单，旅行团最便宜，一千两百块，七啊， <laughs> 七天六夜。去完菲律宾，第二站去台北，OK，或者说高雄，之后呢去曼谷，然后韩国，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地方。 然后慢慢才开始开始呃自由行去中国其他地方。现在中国有点像七零年代刚开始，其实是整个旅游产业在带动大家旅游的习惯哈。可能要过了一个阶段之后，大家才把什么叫做旅行这种事情这种知识哈掌握回来，还需要时间。但是你说香港人出去旅行，他们又去干什么呢？ 我看就是美食之旅嘛，嗯，对，就是哎啊水有没有好水啊， <laughs> 是吧？ <laughs> 香港人就是 <laughs> 哎那个什么导游一讲点什么，这个很很很很美丽啊，这个很什么某港啦，又水发啦，就是不要讲了，就哪哪里有什么东西吃啊？其实我觉得老百姓旅游是不是就是去吃的？对，不是旅游也是，你走出去你才可以吃，一定是每一个人出国旅游。 很重要的一环吧，我觉得，要是我出国，我也是觉得吃很重要，然后呃住很重要。你看我多高级，我甚至都绝食旅游。嗯。因为我要是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啊，我就觉得时间不够啊，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人是可以一天不吃饭的，一直走我也不累，所以我就很讨厌身边的这个人他们要吃饭。 <laughs> 一吃饭两个小时又过去了，我们就看嘛看嘛，一直看到他关门，我们再去吃一顿嘛，就这么吃胖的。每天，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这个假期啊，也就看看这个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我们还有几张照片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人也要忆苦思甜呐。不是，你看这个时候， <laughs> 就说咱们这个中国游客啊，他们是多么的会旅游啊。那这不是神仙池吗？呃，很多人把这个硬币不就扔到水里边吗？嗯。我们中国游客呢，钓鱼。 那个绳上啊，吊块磁铁，你这下去把这个硬币啊，这样全都吸上来。你看旅游不忘创收，你要他弄弄好多硬币回家，太聪明哎，这个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游客在纽约这个这个交交股票那个那个交易所，人家那个牛，那个你那个大牛嘛，在上面他骑牛这个照相，所以中国人牛嘛啊。然后你再看， <laughs> 为什么我说忆苦思甜呢？大闸蟹。 一九四五年的上海贫困家庭靠吃阳澄湖大闸蟹度日啊，没有粮食啊，只能吃阳澄湖的大闸蟹。 <laughs> 哎呀，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对呀， <laughs> 对，当然啊，我就觉得这个，你看这个有有有有一些时候这个话呀，比如说讲大陆游客怎么怎么着哈，像你们说，嗯，你是香港人，你是台湾人，你们说他们可能就不高兴了。 哎，就听不得外人说，但是我觉得我说呢，他们也不会高兴。 <laughs> 可是我是要说， <laughs> 我觉得大这个游哥啊，有些事情你说是偏见，比如说那天有个妈妈跟我讲，迪士尼香港这个迪士尼乐园，呃，他们就是小孩啊，不是小小孩会走的累嘛？呃，在迪士尼乐园有那个租的那个车的。对。好，这个妈妈租了一个车，让小朋友坐上去嘛。 坐上去，然后到一个过山车的地方，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坐过山车，坐完了回来车没了， <laughs> 就跟我说， <laughs> 那么他跟我一解描述这个情况，我就说这个就是大陆游客干的，好，那么你说我是歧视吗？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感觉，就觉得。 像是大陆游客干的， <laughs> 为什么？现在是说是内地游客，但我也承认台湾在刚刚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台湾游客出去，也就是被笑的这一群，就是说在经济发展，你的钱多，但是你的知识还没有，或者是这个人民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跟上该有的一个礼节的时候，或者是跟外来的文化会有冲突的时候，难免。 都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怎么那么没数没没没素质。我记得我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导游就常常那小时候我就听到印象深刻的笑话，他就说千万千万在日本，日本人是很 <laughs> 很守规矩的。他们的那个饭店里面一定会有冰箱，冰箱里面会有饮料，大家如果拿了喝，请大家登记，上面有张单子，登记说你。 拿了几瓶，那以前的台湾人绝对不会登记。我拿了这个，等到 check out 呢，他们还是谢谢 s y o n a r a 的时候呢，回去看，哇，所有全部你都没有付钱就走了。后来呢，日本人就学聪明了，他就把这个冰箱呢变成是那种感应式的，只要你拿走，它那个 sensor 就会响，所以它自动的那个大堂就会知道你拿走一瓶，然后呢。 这个台湾人就更厉害了，他们就说：“那台湾人怎么办？”他就拿直接把这个打开， <laughs> 插根吸管，就这样喝。 <laughs> 他为不会拿走啊，但是所以那个 sense 不啊，他就他就不会计价钱，所以这是同根生啊， <laughs> 台湾创意产业。可是这个对啊，你说文涛说起歧视哈，有些话我们都明白，也真的不能讲，因为一讲就伤感情哈。对，像比方说曼谷嘛，曾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很多观光景点。 就挂了牌子啊，写着中文，要叫人家不要乱踏草地，不要乱拍照等等，只写简体中文，OK，不写繁体了。那坦白讲，从内地来的游客可能就不爽了哈，就那个是不是是不是针对我们这样子？对，所以那个可是你说他不写吗？又又又，他总要想办法保护他们那个那个地方嘛。而且你出去旅行呢，很好玩的。假如讲到两岸三地，我有一个观察。 假如在外国的飞机场里面，你看到柜台有人有华人在吵架在骂的时候，你相信我，百分之九十九是从台湾来的游客哈，因为为 <laughs> 为什么呢？因为内地游客比较说现在这几年才开始出去旅行嘛，有时候语言不太熟悉哈，会比较乖的，比在内地旅行乖很多啊，乖乖的哈。 有什么吃亏的事就算了，吃了闷闷亏啊，不去争。那香港游客见太多了，去旅游经验太丰富了啊，也他明白什么时候可以争，什么时候不争，也比较懒得去争哈。可是台湾呢，我不晓得幼婷同不同意啊，爱拼才会赢嘛，对不对？对就哎，好像觉得我见过世面了哈，我懂，我也会一些英文，然后出去了就不能被欺负。而且台湾人有个特点。 很容易觉得自己被欺负 <laughs> 啊，是啊，对，动不动就觉得就就被岛民心态啊，是吧？ <laughs> 对啊，所以你假如在飞机场，里看到有人在柜台骂，他说霸机啊，霸着飞机不走了，通常百分之九十九是台湾人，非常准确的。嗯，所以啊，你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是，呃，我觉得甚至啊，你也不能说是中国的游客呀，他就真的说坏，他倒不是坏，你知道吗？这是个我觉得是个文明程度，就社会发展。 阶段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他习惯于啊，不是，哎，有一件事儿，就说你看，从农业社会啊，慢慢的过渡到现在的城市社会啊，它其实有一个什么呢？农业社会，你想在村里啊，我们的界限分不太清，是，其实这是根本问题，就是说他习惯于啊，我和你。 其实有有人说这个什么叫文明？文明就是过去说个人的界限，是个人的财产，个人的隐私，大家互相之间分得很清楚。其实生活也不见得好，可能更寂寞，但是可能就是这样。可是你看农村社会显得很热热络，你的就是我的，对吧？我的是我的等等。但而且呢，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这种爱占小便宜，是也挺讨厌，可是你也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你比如说啊。 我们那边说请这个护工，那个照顾病人的，从农村找来的。你说他吧，哎呀就讨厌。为什么讨厌呢？就是都弄点什么，他也不是偷你大的。 <laughs> 你比如说，你要给病人准备了二十个饺子，是吧？他一看你家属不在啊，一扭头，能放自己 <laughs> 嘴里放一个。你说你怎么，他他倒了。 <laughs> 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又婷现在还有购物秘籍给大家绍一下， <laughs> 不是我购物秘籍，而是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人比中国人聪明，因为最近那个什么，我听说在深圳开了一家很大型的这个 H n M，就是呃购物商场，很便宜的衣服，但他们有个全球策略，就是三十天里面，如果你不喜欢这件衣服，或者是你觉得太小太大，你可以维持标签就拿回去退货嘛。然后他们说现在在深圳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去买，买了以后呢，他就把标签剪掉。 拿去穿，但是标签留着。穿了二十五天的时候呢，他就在把标签去那个什么罗湖还哪里，就是买那种专门打标签的那种机器，再 <laughs> 把标签打回去，然后以为是新的，但他已经穿了二十五天没洗。 拿到那个店里面去退，然后换新的回来什么的，然后所以朋友就跟我一年可以穿十二件儿的，是吧？不止啊！他看他就是花个大概几百块人民币，他可以无限制的穿嘛，就穿最潮的衣服。然后所以那为什么？因为朋友跟我讲，他说啊，你不要在这个深圳的这家商场买衣服。他说因为你买到的可能是人家已经穿了三四十天都没洗过的，然后呃，所以呢，他说你不需要在这里面。那那个商店应该会检查了。假如没检查的话，两个都是错。那个中国人不应。 该这样做，可是商店要检查，他会发现。商店训练人员的素质，还有那个，因为他说他们那边每天都是也是人潮，没错，满满满满的。管理系统，这种事我做过，我全 <laughs> 做过。我十多年前在美国嘛， <laughs> 穷留学生嘛。 我们通常是美国是买一个东西三十天以内，不问理由，随你换，随你退哈。我们什么都这样用，用到第二，你刚说二十五天吧？我们更差，用到第二十九天， <laughs> 什么电脑用品这个那个哈，甚至我最夸张的一次，哎说起来惭愧，连袜子也买了， <laughs> 穿了二十九天啊去换的啊。家家现在的脚气是你留下的？ <laughs> 没有我呃道义有道，我洗了一下，小小的用温水。 细心洗了一下， <laughs> 那我我去退的时候，那个人随便拿来看一看，他看到有个洞， <laughs> 那袜子里面有个洞，怎么会有个洞？问我这，你穿过吗？ <laughs> 我当然死不认，我说没有啊，就是因为有洞我才了。对对对，他讲理直气我放在那边二十多天，我现在终于穿了，有洞，你们怎么搞的？用我那种破英语跟他讲。对，我跟你说，这个还是说中国人会过日子。 你知道那个宜家，你见过那个照片吗？宜家那个床啊，每天下午都有在那儿睡觉的，夫 <laughs> 妻俩睡午觉，有的还脱了睡， <laughs> 然后他还要舒服。然后宜家说有会员卡的，星期二四，反正在上海就是星期二四下午啊，你可以喝免费咖啡。嗯。然后呢，你看上海人都会过日子，老头老太太相亲大会就选在周二下午， <laughs> 在宜家的免费咖啡区，宜家也不能赶人。 你知道弄到最后说，我们周末才耗两箱那个奶精啊和咖啡，星期二下午要六箱都不够。 <laughs> 老太太们，还的，你看，特会精打细算。这还征婚。台湾也有过，是什么中元节的时候，我们不是普渡拜拜的时候，一定要很多这个什么面啊、方便面啊、饼干啊，这样一箱一箱一箱的买。对他们说，但是到中元过后就会出现这种退货潮， <laughs> 对连祭拜神明都没有太诚意，不是真的买到最后全部拿去退货退钱回来，但是买很多。 其实你说在节约型的社会，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倡导？ <laughs> 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好，对企业来说，它提高它的形象，因为你总有一天会买它的东西。它是整体来看，而且长远。而且也训练。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我们中国人多么会琢磨钻空子。 <laughs>